的这些衍生理论呢，做一个总结。那前天呢提到的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四百零一条，那最主要的涉及到的是呢一份确定判决到底对哪些人会发生效力啊？这个人的范围的问题。四百零一条的第一项加上第二项拆解开来，总共有四种情形。那除了这四种情形之外呢，剩下来的书上一百二十六页以下呢，这个请同学呢自己呢稍微看一下就好了。最主要你看一下第六个大标题。 还有呢，第七个大标题，这些都是散见在其他民事诉讼法规定或者相关的法理的，像这个第六点呢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二项。 这个上册呢，好古老以前的条文呢，诉讼担当制度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六十四条第二项，参加人如果承担诉讼，那么既判力呢也会对参加人发生，这理所当然哦，你都已经承担诉讼了，那么参加人变成原告、被告，当然受既判力所及。不仅如此，那么呢，脱离本案诉讼的当事人。 本来呢，原告是 X，现在呢，参加人是某甲，承受诉讼之后呢，原本的这个当事人呢，脱离诉讼的结果呢，那基本上也会受本案确定判决的既判力所及。这是呢，纯粹六十四条第二项的特别规定。当有一个参加人承受本案诉讼时呢，原先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呢。 纵然脱离诉讼，但是也会被呢既判例的效力所及，纯粹是六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那再来第七点呢，更简单。还有一些呢。 其他特别法律或者法理的既判力扩张，那么最主要呢就是呢人事诉讼，这个后半段的章节会提到五百八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呢。人事诉讼，不管是婚姻还是亲子呢，那么为求身份关系的一个呢统一确定起见，所以在亲子、婚姻等等这一些人事诉讼中呢，法条也有特别规定说呢。 判决的既判力给予呢原告、被告、夫妻或亲子以外的第三人，那这个纯粹是人事诉讼里面五八二、五八八跟五九九。 五九六的一个特别规定，那么细部的内容呢？后半段的专题讲座呢，介绍到人事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把它的法理基础呢，跟同学详细说明。那今天你只要大概看一下标题，有那个印象，说哦，这个婚姻呢、亲子的这一些人事诉讼啊，法条有特别规定，既判例都会扩张到原告、被告以外的第三人。那既然法律有这样规定，当然就直接依照法条的一个特别规范。好，除此之外呢？ 书上还整理了一些呢纯学理的一个概念，像光伏三公司关系的一个诉讼。那同学呢，把这个光伏三的部分呢，还有呢光伏一的这个部分啊，一跟三基本上是纯学说理论，也就是依法理的学者认为既判例也要扩张给于原告、被告以外的这些的情况。 那同学注意一下，这个在国家考试理论上不太可能考你啦。原因很简单，因为毕竟欠缺成文法的规范，那么呢，也没有所谓呢绝对通说的见解，只不过是学者呢去援用一些外国的期刊论文、外国的文献呢，那么告诉同学说呢，理论上呢，这些情形呢，在外国法上面曾经呢。 有这个学者或者外国的判例解围呢，这也是算既判例扩张的一种情形。所以第一项跟第三项，同学不妨当做一个纯粹学说理论呢，自己稍微的研究一下就好。那真正比较重要的是刮胡二了，这人事诉讼呢，毕竟呢法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你稍微有一点印象。好，那么以上就是呢这个既判例主观范围会扩张到第三人的情形呢，我们把呢相关的内容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那紧接着呢，翻到一百二十八页以下，回归前天的这个体系表，既判例的主观范围呢，原则上是依照四百零一条、六十四条第二项等等这些规定。法条有明文规定，既判例会扩张的，当然依照法条的规定。但是除了法条以外呢，四百零一条衍生出了两个理论，第一个专有名词叫反射效理论，第二个专有名词叫证明效理论。 那今天就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两个学说的概念跟同学介绍。那现在各位同学真的考试很痛苦哦。以前那个什么反射效、证明效呢，基本上呢，在课堂上都不会跟你介绍，因为以前我们都把它定性成说纯学说理论，顶多只是你在考法研所的时候呢，需要去钻研这些呢比较琐碎的一个概念。可是现在的出题者呢？ 蛮疯狂的哦，他好像不管你呢在考律师还是司法官还是研究所，他好像认为没有差哦。只要是期刊论文呢有出现过的理论，他好像都希望同学呢多少一点。所以这些明明是法条以外，法条完全找不到，纯粹的外国理论引进的一个制度呢，居然也堂而皇之的成为国家考试的考题。最典型的就是我们黑板上画的。 一百三十八页，九二年律师高考以前都只敢在研究所考出来，现在呢则是呢光明正大的国家考试都出现，所以加重你很多的负担。但是请你也咬着牙呢把这些理论稍微了解一下，来看一下什么叫反射效。回归老话一句，这个名词呢一开始请同学注意，它是四百零一条的衍生理论。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体系概念呢？ 你可以对这个名词、这个理论没有深入的了解，但你不要连最基本的体系架构都搞错。什么叫最基本的体系架构呢？ 当你看到反射效考卷上写这三个字的时候，请你呢看清楚这三个字。这个理论呢，基本上只跟主观范围，也就是当这个题目在考你确定判决对哪些人发生效力，涉及到主观范围的争议的时候，你才有去写反射效的必要。如果跟主观范围无关，纯粹是四百条客观范围的问题的话，拜托你吼这个跟反射效一点关系都没有。 顶多发生我们前天讲的增减效如此而已。所以在介绍这些法学名词之前呢，我们都特别跟同学强调，别的不说，你一开始的基本体系架构，这个制度到底摆在哪一个法条、哪一个架构之下的衍生理论呢？是你首先必须要理清的。好，那么呢，四百零一条主观范围呢，到底呢什么叫反射效理论？来，同学就直接看九二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 书上呢，落落长的一大堆文字呢，这里都不急着看，因为如果你没有基本观念、基本架构的话，这些文字保证你看不懂了。但是呢，你把我们的黑板上九二年律师高考这个案例听懂之后呢，文字的说明呢，各位回家复习就非常的快速。首先呢，看一下这个案例，你先借由实例题呢去了解反射效理论存在的背景，还有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 来，譬如说呢，我今天这样考你，有一个前案诉讼，考题的模式呢，一定都是呢，先前有一个确定判决，什么确定判决呢？S 对 Y 呢提起一个返还借款的三百万元的诉讼，好，前面有个官司在打，结果呢，法院判决原告败诉确定。 为什么判决原告败诉确定呢？那理由很简单了，你这个借贷关系呢根本不存在，无法举证借贷关系存在，所以就判原告 S 败诉。那原告 S 败诉，当然就代表说呢，S 不享有借款请求权嘛？诉讼标的这个权利呢，你不具备。 好啦败诉之后，今天请问你，这个 S 他老兄吼还真的不死心，在前案败诉确定之后呢，另外又列保证人 Z 为被告，要求保证人履行清偿的一个责任。这一条路告不通，换另外一条路告，告 Y 呢告失败了，现在改告 S。那请问你啦后案诉讼里面考题怎么考你呢？后案诉讼中呢，请问你针对。 S、Y 之间借贷关系不存在这个事实。 针对呢，S、Y 之间借贷关系不存在这个事实呢，后诉法院得否做相反的认定？好，讲到这边，请你先了解反射效理论跟我们前天讲的争点效理论，基本的逻辑是一样，都是在处理呢一件事，就是前案确定判决当中认定的事项，后诉法院是否要受其拘束？ 哎，你把这个笔记呢稍微翻一下，对照呢我们前天才刚讲过的增点效理论，增点效的考题呢一模一样的问题，只不过长相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增点效是在处理说啊，你今天前案有一个确定判决，比如说七百六十七条，甲告乙呢返还 A 物的诉讼。 好，在这个诉讼里面，法院判甲败诉确定。然后题目告诉你说呢，败诉的理由前案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是说，甲呢不是 A 物的所有人，甲非 A 物之所有人，所以呢判决甲的七六七败诉确定。好了，啊前案败诉确定之后，现在考你，甲对乙能不能另起炉灶告什么东西呢？ 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这是你前天的印象应该还是深刻的真点效的理论。那这个问题在谈什么呢？前案确定判决事实理由栏的记载。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并不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嘛？它只是前案确定判决当中事实理由栏里面针对构成要件事实所谓的认定。所以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前案不生既判例不生既判例所以你针对 A 物所有权归属呢另行提起后诉的话，法律效果叫什么呢？后诉程序合法。 不生一事不在问题，但是因为发生真点效，所以法院一定要判假败诉。因为真点效的定义就是前案确定判决事实理由栏非诉讼标的的记载，纵然不生即判力，但是要发生法律上的拘束力，拘束后案法院不得做相反认定。所以针对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呢？ 后诉法院要跟前面这个确定判决呢认定的内容一样，都要判决呢甲不是 A 物的所有权人，因此必须判甲败诉。所以真点效的概念就是呢前案的记载呢拘束到后案的法院，后案法院不得做相反认定。那你仔细看真点效的逻辑，我们前天一再跟你强调，前后两诉一定要同一当事人间。 同一当事人间呢，才会有增减效的适用，所以我们说这个理论叫客观范围四百条的衍生，因为它的前提定是定性在前后两诉当事人同意，然后在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去研究说。 前案确定判决记载的事项、事实浏览记载的事项，对后诉法院发生实质上的法律拘束力，拘束后诉法院不得做相反认定。好，那画风一转，对照回左手边。来，为什么特别画图跟你对照？拜托同学不要把这个很像的观念混为一谈。 有时候呢，同学自己写考卷拿来改的时候呢，看了真的是摇头哦。一个案例呢，你增点效、反射效在那边呢，写的不清不楚的，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题目用增点效，什么样的题目用反射效。来，它们像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两个理论的相似点都是我们出题者都是在考你前案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后诉法院要不要受到拘束，一样啊。 前案呢，确定判决认定说 S Y 的借贷关系不存在。那后诉讼里面呢，同样的针对 S Y 之间借贷关系是否存在这个事实，后诉法院能否做相反认定？哎，为什么这个事实在后诉法院会存在呢？因为 Z 一定抗辩。各位念过债，个都知道保证契约从属性理论。 保证契约的效力呢，紧密着依附主债权债务的借贷关系，只要主债权债务的借贷关系不存在，保证契约无所复利保证人就免负保证责任。这就是你大三在课念过的保证契约从属性的理论。所以后案诉讼里面，保证人 Z 呢，想也知道，他一定会抗辩说，我不用负保证责任。 因为呢，主债权债务那个借贷都已经不存在无效了，所以我这个保证的保证契约呢也跟着无效，我免负保证的责任。那立做这个抗辩的时候呢，人家就考你了。那后诉法院呢，针对 S、Y 借贷关系不存在这件事，得否做相反认定？所以共通点都是这一个事实这个事项，前案确定判决的事实理由来认定过了。那后诉法院。 能否做相反的认定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同学去思考一下。如果你从避免裁判矛盾、避免重复审理的角度而言呢，你似乎结论应该才肯定说，你应该说呢，后诉法院不得做相反的认定，因为这个事实前案法院已经认定过了。所以法理的基础呢，似乎应该跟真点效一样。但是呢，学说见解告诉你不是这样，为什么呢？ 来，你左右两边对照，这个观念一定要厘清。共通点都是在考你前案理由栏认定的事实，后诉讼是否受拘束。但是你会发现，真点效的理论呢，我们学说上一致的见解认为发生拘束力，后诉法院不得做成相反认定。可是呢，反射效理论呢，我们现今的通说却采区分说。 什么叫区分说呢？你不可以呢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直接讲说 S Y 借贷关系不存在之诉，前案法院认定过后诉一定不能做相反认定，不可以直接下这个结论，反而改采区分说。区分说怎么讲呢？只有啊这一个事实呢。 对于未参与前案程序之当事人呢，是有利的前提之下才会发生拘束力，不利的情况之下的话不生拘束力。这就是我们书上这个专题呢，密密麻麻写一大堆呢，浓缩起来的结论。 来，什么意思呢？同学，这个观念听懂之后很好理解。因为，请问你左右两个案例对照之下，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在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为什么反射效的问题不能够直接下结论说后诉法院不能做成相反认定？因为你要考量到这种情况下，你后诉有一个当事人叫 Z 这个 Z 的角色呢，在学者间的看法叫做未参与前案的程序保障。在前案 S Y 打官司的时候，他老兄完全没有参与，既不是被告，也不是参加人，什么都不是了。这个 Z 呢，保证人完全没有参与前案程序，所以学说的理论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参与前案程序、完全未受程序保障之人，你如果强迫他。 硬是塞给他说：“你要受到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拘束的话，对他来讲，程序保障确实不周延。因此呢，学者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什么折中的方案呢？就是反射效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呢，针对那一个未受前案程序保障之人，就是 Z 啊，保证人 Z 呢，这个未在前案参与诉讼、未受前案程序保障的当事人呢。” 如果说呢前案事实理由来的认定对他是有利的话，他就可以主张说法院必须要受前案判决呢认定事实的拘束。相反的，如果前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那个未参与程序保障的 Z 是不利的话，那么 Z 就可以主张前案判决认定的效力不拘束后诉法院，后诉法院应得做相反的认定。 这就是学理上所谓反射效概念，也就是说呢，黑板上这个结论区分说呢，前案呢认定事实的结果对这个 Z 未受程序保障的 Z 是否有利？如果有利的话，发生反射效。什么叫发生反射效啊？就是后诉法院不得做相反认定。同样的。 那如果不利的话呢？不生反射效，不生反射效代表说该事实后诉法院仍得为相反的认定，所以同样都是在考你拘束力的问题，但是结论上不尽相同。你把左右两个案例对照，你就会发现增点效理论之所以能一概的解为后诉必须受前诉的拘束，理由就是。 因为它的前提是前后两诉同一个当事人，同样都是甲乙的诉讼，所以针对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甲乙在前案都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后诉直接解为发生拘束力，不会侵害到当事人的程序权。可是相反的，九二年律师高考这个案例是啊，前后两诉当事人不同。 这是反射效最大特色。前后两个诉讼是不同当事人间，既然是不同当事人间，你就要考量到当事人程序保障问题，不能够片面的以说呢避免裁判矛盾为理由，强制的要己呢一定要接受前案判决认定的一个拘束。这是整个制度上法理的一个不同点，那也是反射效理论呢重点的地方。我们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好，在这个前提下，你看一下九二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懂了之后呢，这个题目对你来讲非常好写。来，一百三十七页的案例事实呢，S 呢先告 Y 债务人呢，要求返还借款三百万，后来呢又列保证人 Z 为被告，要求履行保证责任。好，请看第一小题怎么考你的。 这种题目，如果你没有念过反射效理论，你根本看不懂人家要你写什么了。第一小题考你，S 以 Y 为被告，请求返还三百万借款，S 受胜诉判决确定。第一个问号是，前面 S 告 Y 胜诉确定，该确定判决的效力是否给予保证人第三人力同学，你要怎么写呢？你要分两段写，后这个东西，请你写清楚。 笼统的问你该确定判决的效力，各位你看题目看仔细点。现在流行呢，直接考你某某确定判决的效力。 <laughs> 为什么要凸显这个文字呢？如果考题是直接问你前案判决的既判力是否基于 Z 那你只要针对既判力回答就好。 可是人家的用字遣词，考题如果是考你前案判决的效力，用很笼统的效力这两个字的话，那你在作答上除了要考虑既判力之外，还得考虑呢衍生的理论，看有没有增点效力、反射效力或证明效力等等的问题。所以第一个要这样考你，S 受胜诉确定，判决的效力是否及于 Z？那你怎么写呢？ S 胜诉确定，代表法院认定借贷关系、借贷的事实存在啊？请问你了借贷事实存在这件事，对那个未受程序保障的 Z 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当然是不利的哦。保证人一定希望借贷不存在，保证人不会希望借贷的事实存在。既然这个事实是对未参与程序保障的 Z 不利的话，所以答案就要写前案确定判决的。 既判力跟反射效力均不及于 Z，所以呢，后诉不但合法，而且法院可以做相反的认定。再看第二个问号，反过来考你。反之，如果 S 受败诉判决确定，该确定判决的效力是否及于 Z？答案就反过来，该判决呢，既判力呢不及于 Z，但是反射效及于 Z。Z 可以主张说呢？ 针对 S、Y 之间借贷关系不存在这个事实呢，后诉法院不得做相反认定，实质呢产生拘束力，拘束后诉的一个法院，这就是呢第一小题之所以拆成两个问号考你的原因。那当年很多同学很可爱，还以为出题老师出错，为什么呢？要分两个问号问你 S 胜诉跟 S 败诉，所以很多同学当年第一小题怎么写呢？ 不论 S 胜诉或败诉，既判例均不及例。这样写对一半啊可是你脑袋转一下，如果呢同样考既判例，干嘛人家猜两个问号问你？一定呢还有一些衍生的理论是要同学注意的。这就是借由第一小题呢，把反射效的基本概念还有法理的基础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第二小题呢，考你背法条九十二年增订的五十二条第三项，这是上册诉讼参加的单元了 参加人呢，可以呢辅助当事人提再审之诉。你把新法呢五十四条第三项呢照抄一遍就可以了，而且五十六条第三项呢稍微的抄一遍就好了。这是呢法条已经的立法明文规范的，你自己的参阅相关的一个法条内容。好，所以呢第二小题诉讼参加这个新法修正的内容呢，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同学自己对照一下书上的一个解答。 那以上就是呢，把反射效理论的概念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最后呢，你再往前翻，来剩下一个很讨厌也很无聊的一个衍生理论，这个理论呢比较冷一点啦，叫做所谓的证明效的理论，在各位书上的一百三十二页。 证明效呢，在我国法上讨论的情形不多，只有在一次的民诉研讨会里面呢出现过。那这个理论呢，基本上也不难，它也定性在四百零一条的一个衍生理论，所以它也是在处理跟主观范围有关的一个理论。好啊，什么叫做证明效呢？来，文字的说明在一百三十二页，你先把这个文言文的定义看一遍 前诉判决理由中针对某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判断，对于后诉讼中涉及该事实或法律关系之认定时呢，前诉理由来自判断结果，对于后诉发生一定的拘束力，使当事人无用呢再对该事实或法律关系呢为积极的证明，请你在证明前面加上积极两个字啊，不必为积极的一个证明，然后呢顺便注记一下。 这个呢，简单的结论叫做呢，举证必要的一个减轻，所以证明效一句话来涵盖就是证明必要的减轻。来，同学先把结论记起来，什么意思呢？文言文念完了后，说真的，第一遍看你看得懂，那才奇怪。这个一定要搭配实际的案例，看过民事做法研讨会，从实例题的角度去看，比较容易理解了。 来，这名校的考题长成这样。今天假设他告诉你说，前面有一个确定判决，这个确定判决的关系叫甲告乙公司。 这明校的逻辑就是呢，前面一样呢，有一个确定判决，譬如说呢，甲呢告乙公司民法一百八十八条雇佣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啊，为什么告这个？原来甲主张说呢，他被 A 司机撞成重伤了。啊，这个 A 司机何许人也呢？ A 司机就是受雇于呢乙公司的一个员工，啊是你们公司的一个员工呢，啊员工闯了祸，老板当然得负呢一百八十八条雇佣人侵权行为的一个责任。好了，啊这个诉讼呢判他胜诉确定之后。 理由呢？阿丽亚扎交代了一大堆。那第一个理由呢？这个 A 司机确实有侵权行为的一个事实。再来，A 司机呢，确实是以公司的员工。那法院可能顺便交代说呢。 因为呢，假设这个案例里面呢，这个乙公司可能抗辩说，A 呢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啊。为什么他抗辩 A 不是我们的员工呢？乙公司可能提出一个抗辩说呢，这个 A 是义务来帮忙的，那一天刚好来我们公司呢，看我们公司的人手不足呢，自告奋勇呢，帮我们公司呢开这个货车呢去送货。那这个呢 A 为什么这么好心，自告奋勇呢帮我们公司呢开货车呢？ 因为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B 呢，刚好就是 A 的配偶。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B 女呢，刚好呢 A 就是她老公了。等于说呢，这个董事长的先生呢，那一天可能偶尔来公司呢，看公司这么忙呢，所有的人都忙翻天了。然后呢，要出货，那我就干脆呢，充当了一天的司机呢，义务帮你们送货。这个在食物上面呢。 一八八的诉讼，很多的当事人都做这样抗辩，都想办法说服法院说，A 不是我的员工，我对他没有实质监督关系。现在实务很流行这种呢，所谓的义务呢或者情感的抗辩，大家被告都讲说呢，那一个闯祸的 A 呢不是我们正式的员工，我们对他没有指挥监督，他那一天只是好心呢刚好来帮忙，基于一个友情或者其他情感的因素义务帮忙了。 那为什么很流行这种抗辩？因为你一定要想办法撇清，说呢，我对他没有指挥监督的关系，你才有办法免除责任。好，这个被告乙公司就是做这个抗辩，扯了一大堆，就是希望说服法院认定说呢，哎，这个呢，真的不是我的员工，我对他真的没有指挥监督的关系，他真的只是偶然巧合来帮忙，情感的一个因素，义务帮忙如此而已。 但是讲的呢，口沫横飞，法院不甩他哦，法院依旧认定说呢，乙公司对 A 有实质上的指挥监督关系，所以还是判乙公司败诉确定。好，那么败诉确定之后呢，现在什么叫证明效啊？现在有一个后诉讼，来什么样的一个后诉讼呢？ 现在换这一对夫妻呢，内部在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呢？A 就主张说呢，我是你先生啊，这个 B 女呢比较有成就，你是挂乙公司的董事长，啊我呢好像呢被你养的一样哦，我老婆挂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呢，啊我这个先生经济能力呢比较差，现在呢我混不下去了，我想要呢跟我的太太请求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相关的费用。 因为呢，我们这个呢很奇怪，太太主外，丈夫主内哦，好像变成家庭主夫。那太太呢，挂公司的董事长，女强人在外面冲事业，可是呢，你冲你的事业呢，家庭生活费用也要负担。这一对夫妻后来内部提起一个家庭生活费用的相关诉讼。好，同学，请问你后诉讼当中，现在题目怎么考呢逼女就抗辩，哎，抗辩什么东西啊？ B 女就说：“你这个不要脸的小白脸哦，谁是你老婆啊？我们两个人只是同居关系，你只是我养的小狼狗而已。然后，所以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什么夫妻关系，没有夫妻关系，我当然不用给你什么抚养费、家庭生活费用。所以 B 女呢，这个被告就抗辩 A、B 不是夫妻。那同学想要知道题目怎么考你呢？后诉法院针对 A、B 是否为夫妻这件事。” 可否做成呢？跟前案相反的一个认定，因为 A、B 是不是夫妻，其实严格来讲，前案确定判决的理由栏有记载到哦。前案确定判决理由栏才说呢，这个董事长 B 呢，纵然是 A 的配偶，但是也不影响说呢。 乙公司对 A 有事实上指挥监督的关系，所以其实 A、B 间是否有配偶的身份，前案诉讼的事实浏览认定过，而且前案法院采的是肯定的见解，肯定他们两个呢有配偶的夫妻关系。好，针对这个事实呢，后诉讼法院得否做相反认定？来，各位，证明效长得跟什么很像？反射效。 长的地方像的地方在哪里呢？证明效跟反射效的第一个共通点叫前后两数是不同当事人，所以各位只要看到前后两数是不同当事人，要么就考你反射效，要么就考你证明效。所以共通点之一就是前后两数不同当事人。第二个共通点都是我们都在考你。 前案确定判决事实流安的记载有没有拘束后案法院？后诉法院得否做相反认定？所以两个案例对照，你会发现证明效跟反射效长得还真像，都是在考你前后两诉不同当事人间，然后呢后诉的某一个事实前案确定判决认定过了啊，既然认定过了，有没有发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后诉法院得否做相反认定？ 这是反射效跟证明效两个理论的共通点，但是相异点在哪里？考题就是考同学基本观念，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啦？相异点何在？来，相异点，请你听清楚了，反射效的前提是说，你前案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呢？ 前案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呢，是前案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前案呢，攸关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呢，拘束力比较强。后诉法院呢，有可能会发生反射效。所以讲白一点啊，反射效这个理论的定义就是呢。 前案的那一个事实，前案那个事实一定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那么构成要件事实成为后诉审判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去讨论后诉法院是否呢必须受其拘束，不得做相反认定。那证明效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案事实由来认定的这个事实，认定 A、B 有配偶关系这个事实。 非前案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嘿，你前案诉讼标的是一八八，一八八这个雇佣人侵权行为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我们只要强调你对他有事实上的指挥监督就好。啊，至于你们两个是同居还是夫妻吼，这跟一八八的构成呢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只是附带一题呢，偶然的写在判决书而已这一种呢。 非前案诉讼标的构成要件的事实呢，重经前案法院为认定，但是学者说这种认定应该不生任何法律上的拘束力。为什么呢？这个理论基础，同学听一下就知道学者为什么这样分的很简单啊，翻成白话文，学说的见解认为后，你对照九二年律师那个考题。 为什么前案确定判决认定 S Y 的借贷是否存在这个事实，有可能会发生反射效拘束力呢？因为学说的见解是认为啊，你这个借贷关系是否存在这个事实，既然攸关前案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的话，那我们法学家逻辑就认为，在前案跟构成要件比较相关的事实。 较能期待当事人认真攻防，也较能期待法院做慎重而充分的审理，因为毕竟它攸关前案的诉讼标的构成与否。所以既然比较能够期待当事人认真攻防，比较期能够期待前案法院呢做这个充实的审理，所以让它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比较有正当化的依据。可是相反的，对照证明效这个案例。 A、B 是否为夫妻，既然跟前案的诉讼标的构成要件毫无关系的话，一个跟前案诉讼标的构成要件事实毫无关联的事项，较难期待当事人认真攻防，法院也不会把它列为主要争点认真审理。某种程度来讲，这样讲还蛮有道理的哦。 因为你前案打的是188啊，188的前提之下，A、B 到底是不是夫妻，跟本案188八竿子打不上关系，比较难以列入前案的主要争点，确实比较难以期待当事人会认真攻防，也较难以期待法院会做充分的一个审理，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如果连这种阿猫阿狗鸡毛蒜皮的小事实，法院的随手一带的小事实呢，你都让它产生这么强烈的拘束力，拘束到后案法院都不能做相反认定的话，好像太严厉了一点点。所以理论呢，就话锋一转，就告诉你呢，啊，像这种事实呢，法律上另外赋予它的效果叫不生拘束力，也就是。 后诉法院可以做相反的认定，完全不管什么有利不利，本来就欠缺拘束力的正当话依据所以欠缺拘束力呢，后诉法院都可以做相反认定，只不过呢，学者又说不生拘束力，但是呢，还是呢要给他一点点的效力了，因为毕竟在前案的判决认定过，那一点点的效力叫什么呢？发生证明效 所以呢，不生拘束力，但是发生证明效。来啊，证明效这三个字，白话文的定义就是，同学对照这个案例，听懂就永远跟着你了。证明效的定义就是呢，后诉讼当事人可以直接拿前案的判决书作为证据，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真的是夫妻。什么意思呢？ 后诉讼呢，针对婚姻关系夫妻存在这个事实，应负举证责任的 A，他的证明必要性减轻。什么叫证明的必要性减轻呢？A 你主张呢，B 要给你家庭生活费，所以 A 你要针对呢，你们两个是夫妻关系这个事实负举证责任，因为这是权利发生事实嘛，A 要负举证责任。可是 A 在举证的时候呢，举证的必要减轻。 什么叫举证必要减轻啊？我要提出证据，我就拿前案那一份确定判决书，直接以前案的确定判决书相关的记载作为我举证的方法、举证的资料，作为我所提出的证据。那如此一来，法律逻辑就是。 负举证责任之人证明的必要性就减轻了。什么叫证明的必要性呢？你不用这么辛苦再去找别的市政因为你只要把前案确定判决书 copy 一份呢，付给法官，就直接以前案确定判决书记载内容呢，作为有利你的证据资料、证据方法，证明说，哎，你看我们的夫妻关系有某一个法院的确定判决说我们是的。所以学理上的名词用语呢，就像书上所提的。 不生法律上拘束力，但是发生证明效，也就是呢，减轻降低了负举证责任的 A 呢，它实质上的一个证明必要性吧，这就是呢，为什么这个名词称为证明效的一个原因所在。那透过黑板上这个实例的对照，我们就完整的把这些呢抽象的法学理论跟同学介绍到这边。之所以要特别花时间跟你谈，理由就在于呢。 这种理论吼，如果你直接去翻补习班的用书的话，说真你看不懂，因为一般补习班用书的整理就像我一百三十页一样，非常简单的把民宿研讨会的定义文字呢 copy 剪贴下来，那如果你完全没有一个实例题来辅助你了解的话。 你这些文言文的文字呢，看了半天都搞不清楚，说他到底讲什么重点？它落实成实际的案例，到底会怎么考你呢？那简单就黑板上这个案例呢，跟同学介绍到这里。好，那整个呢四百零一条呢主观范围以及衍生的相关理论呢，我们就完整为同学说明到这边。 那最后呢，收尾的阶段，既叛逆的概念，还有第三个呢，衍生的理论，在同学书上的一百三十八页，折断校失权校的理论。 一个基本架构，既判力这个概念呢，分成三个主轴来谈。第一个主轴，客观效力，客观范围四百条。那么第二个主轴呢，主观效力，主观范围四百零一条。最后第三个段落叫做遮断的效力。那么遮断效这个名词呢，很讨厌，法条没有规定，完全是学说创设的概念。那么虽然是一个纯学理的概念。 但是国家考试还蛮常见的，像你看一百四十页，九六年司法官考试考过，然后你再往后翻，我这个文字写的蛮冗长的，看讲像很有学问。一百四十八页还有八十年司法官，一百五十页八八年政大法研，所以在国家考试或法研所考试也蛮热闹的，成为常客。这就是我们刚说的同学现在念书越来越辛苦，除了条文有规定的你要会之外。 连那些期刊论文、民宿研讨会呢引进的这些纯理论，现在出题者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法条没有的纯理论照考不误，所以无形中增加你很多的负担。因此呢，最后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谈呢。现在看到这个奇怪名词“遮断效理论”，那这个名词呢，“遮断效”呢是日文呢常用的一个写法，它的同义字呢？ 派的学者喜欢称师全效，那么实务界呢，反而喜欢称为呢，实的效力。 所以各位吼，一开始先请你厘清这三个名词讲的是同一件事哦，因为学者留学国家的不同呢，用字遣词不一样。但是请你不要误会说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不是哦，他们在讲同一件事。有人称为既判力的遮断效理论，有人称为既判力的失权效理论，有人称为既判力时的效力的理论，讲法不同，但是都是在讲同一件事。 所以你自己写考卷的时候呢，看你高兴啊你比较喜欢用遮断校的用语，还是失全校的用语，还是十的效力这样的一个用语呢？这是见仁见智，后怎么写都对。会涉及到呢这些呢学者的留学国家翻译的不同呢。那么在中文的名词上面呈现不同的一个风貌，但是基本上是同一件事啦好啊，不管你用哪一个名词啦我比较习惯用遮断校这个名词来介绍。 好那什么叫做遮断效呢？来，同学翻回书本的一百三十八页以下。这个单元一样，如果你没有一个基本观念的话，看这些文周中的记载，一定看得头昏眼花哦。所以呢，请你先跳脱文字以外，来回到黑板上，先架构你最基本的问题意识跟基本观念。为什么要创设？ 遮断效、失权效这个理论呢，来我们就用呢民诉法研讨会呢讨论的这个案例事实呢来做这个引言呢切入这个重点。遮断效的标准考题呢，前面有一个确定判决，甲告乙告什么呢？民法七百六十七条返还 A 物。 好，那题目告诉你说，前面有这个诉讼，然后法院判甲败诉确定。哎，为什么判甲败诉确定啊？法院的理由栏里面非常简单，就一句话。 法官就把甲骂一顿，他说：“你在乱告什么呢？A 物的所有人是丙吗？丙才是 A 物的所有人。你老兄没事跟人家打什么七六七？你又不是所有权人，你凭什么打这个官司？所以判甲本案败诉确定。好，本案败诉确定后，出题者就说，隔了一个月以后，甲不放弃，东山再起。” 这个甲还真有运动家精神哦，输了一次之后呢，不屈不挠，再告一次啊！一个月之后，甲又列乙为被告，又提起一个七六七返还 A 物的诉讼。那请问你，后诉法院应如何处理？好，看到这种考题，同学可能觉得你看错题目了，国家考试怎么这么好心哦，出一个送分题给你？什么叫送分题呢？ 哦，我一看就知道前后两诉标准的同一事件、同一当事人、同一标的、同一声明。那你怎么针对一个发生既判例的同一事件，又在后诉另行起诉？所以，如果你是正常的法律人的话，保证你呢答案一定会写后诉讼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为什么你直接写程序不合法驳回呢？ 一看就知道前案的诉讼标的发生的既判力，你怎么可以针对一个发生既判力的事项反复起诉？你针对一个发生既判力的事项反复起诉，不就是典型的违反既判力一事不再原则？后诉法院当然直接依照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七款驳回啊。那请问同学，这个答案对不对？ 这个答案呢，百分之百一定正确，但是你的分数百分之百一定不高哦。为什么呢？答案明明写对，为什么分数不高呢？同学想也知道，不会这么简单啊，一定有陷阱在里面。这个陷阱就是考你呢，遮断校失全校理论。来，怎么说呢？同学先记结论。遮断校这个理论创设的目的，就是在于呢，构成了。 既判力呢，客观范围或者主观范围的一个例外，它等于构成了既判力一事不再的例外啊。你先把这个结论记起来。遮断效理论呢存在的前提就是创设一个例外，什么例外的呢？ 例外的针对本来应该发生既判力的事项，例外的排除它的既判力，允许当事人在另行起诉。所以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好，结论听完之后，你一定一头雾水，为什么要有例外呢？来，非常简单，你回到黑板上，用实际的案例呢，同学听懂之后，你就豁然开朗，知道为什么要创设这个理论呢 来了，题目会告诉你说呢，甲之所以在一个月后另起炉灶，会想要在一个月后另起炉灶，甲在状纸上主张。 因为加上绿色粉笔这一句话，我们把民宿研讨会所举的案例写在黑板上，同学就比较清楚知道创设这个例外的理论功效在哪里了。甲之所以再打一遍，他在撞死来跟法官讲说：“报告法官，你不要觉得我来闹场的，我不是来闹场的，我再打一遍同样的官司，有我的理由。什么理由呢？A 物的所有人确实是丙啊，这是前面确定判决认定过的。” 但是丙呢是我的老爸哦，他很遗憾的二月五号死亡了啊，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我现在继承了丙所有权的身份，我现在已经变成脱胎换骨，现在变成货真价实的所有权人了啊！既然我现在是所有权人，所以我本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我当然有资格要求乙呢返还 A 物给我。好，看完这个案例，同学思考一下，重点在哪里呢？ 学者研究后发现，既判力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呢，过于僵化。僵化的点在哪里呢？过于僵化的点在于说啊，没有办法呢凸显出呢，随着时间的经过呢，可能会有一些事实法律状态的变迁，足以影响动摇原确定判决内容。这个是呢，本质上所使然的学说的理论重点就是呢。 确定判决的内容呢，有可能随着时间的经过，因为某一个自然事实或者法律状态的变更，足以动摇到原本确定判决所认定的一个事实。黑板上这例就这样啦。你原本二月一号那个确定判决其实没有错，确实 A 物是丙所有，所以你判甲败诉没有错，但这个确定败诉、确定甲。 不是所有权人败诉的内容呢，却可能因为事后客观事实、法律状态的变迁，导致原确定判决内容不合时宜，导致原确定判决呢认定的权利状态不符合现在实际的一个呢真实的权利状态，所以为了要救济这种情形。 如果你一概解为前案认定过的诉讼标的，后诉就永远禁止你提起的话，那可能真的会产生这个后遗症，产生所谓确定判决内容呢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无法因应事后客观环境法律状态变迁。所以，我们理论设计上要保留一点点的弹性。什么弹性呢？创设这个例外的理论。所以，什么叫遮断效理论呢？ 来遮断效理论的定义，你现在问题意识有了之后，回过头看一百三十八页以下。现在直接带你念这个佛言文的定义，保证你就看得懂他在讲什么了。来，什么叫遮断效呢？看一下一三八页以下的定义。就同一个诉讼标的，像黑板上七六七，就同一个发生既判例的诉讼标的而言，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 你把这个时间点圈起来。我们是以二审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所存在的事由，当事人未以之为攻防方法加以主张者呢？不论该事由的存在，当事人是否知悉，亦不问该事由之漏未主张，当事人是否有所过失，均不得于判决确定后再以之为攻防方法，就同一诉讼标的更行主张权利。 这叫做确定判决的失权效。反之，如果呢确定判决的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所生的新事实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之内容者，我们就例外的允许当事人呢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所以呢，整个法学概念呢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 后诉讼什么时候叫违反既判力是不在原则呢？判断的标准就是你题目看清楚，以前案的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为分水岭。如果当事人是主张一个前案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足以变动确定判决之内容者呢？ 那这个主张的新事实呢，我们就例外的允许你针对同一个诉讼标的、同一个发生既判令的事件再另行起诉。相反的，除非是呢，甲告的这个七六七诉讼，他所主张的事实呢，老早就存在于前案言辞辩论终结前寄存的事实的话，那你就不能再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我们就是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为分水岭。 凡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后面的新事实，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之内容者，就例外的针对呢，就例外的允许你呢，可以针对一个已经发生既判例的事件，再去做另行起诉。那么这就是所谓遮断效的一个理论。那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啊？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呢，以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为分水岭，法律上的概念就是。 某一个事实，如果是寄存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的话。 那当然可以期待当事人呢，在前案程序中加以主张。一个你在前案程序可以主张的事实，你自己漏未主张，导致你败诉，我们将来当然禁止你另行起诉，天经地义。可是如果某一个新事实发生在前案的言辞辩论终结后，那因为是发生在辩论终结后的新事实，当事人在前案根本无从主张，无从主张的结果呢？ 如果禁止你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的话，未免强人所难，真的会使得确定判决的内容呢跟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所以为了要救济起见，例外的允许当事人针对同一个发生既判例的事件再去做另行起诉的动作。因此你对照黑板上，既然丙是在二月五号死亡，代表呢？ 丙死亡、甲继承这个事实呢，是发生在前案确定判决呢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 那这个新发生的事实，当事人无从在前案中主张，而且该事实确实又足以动摇原确定判决的胜败内容，所以应该例外的允许当事人呢，可以再更行起诉。所以七六七虽然在前案已经发生既判例但是例外的允许当事人讲呢，可以另行提起后诉，这就是创设所谓遮断效、失权效理论的一个背景。 好，懂了之后呢？同学看这个名词会比较简单。它为什么叫遮断效，又称为时的效力呢？就是我们认为啊，既判力的效力有一定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就是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为分水岭，也就是一份确定判决，它所能确定的内容、确定的效力，仅及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寄存的状态。 新发生在言辞辩论终结后的事实跟状态，不在前案确定判决效力的范围之内，所以例外的允许当事人呢，可以再另行起诉。因此，这样的概念学以上的用字遣词才会翻译成遮断效或者实质效力。那同学对照这个呢白话文的说明呢，再看这些法学名词呢，你会更深入的知道为什么这个理论会加以创设。 好，那以上就是呢，我们把遮断效的概念简单跟同学介绍这边。那收尾的阶段后面附了很多法言跟国考题目，我们时间有限呢，只带同学看一个题目，剩下都大同小异了。回去你自己呢再稍微看一下就好了。来，你看一下呢一百五十页八八年正大法言这个考题。来，遮断效理论呢？ 长相就长这个样子了。甲呢以收回重新建筑为理由，主张终止跟某乙的租赁契约，依照呢租赁物返还请求权呢要求收回房屋。所以呢甲乙呢先前有一个诉讼是租赁物返还请求权。二审在八一五辩论终结，八一五很重要圈起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的时间点。好，那么定呢八二九宣判。 就这么巧，八一五辩结，隔了五天，二十号台风过境，系争房屋被毁损，甲就检具照片向法院陈明。请问你二审法院可否在判决中斟酌？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事实审言辞辩论后终结的事实呢？法院是不可以斟酌，除非他重开辩论。 否则没有重开辩论的话，不可以针对一个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加以斟酌啊这是非常简单。第一个问号送分题。好，如果已经在判决理由中说明依据照片的情形没有收回重新建筑的必要，并且判决确定者甲可否以台风损害的事实为同一理由，重复在一审提起收回房屋的诉讼？ 哎，天下来在考什么呢？原确定判决呢是判甲败诉了，认为甲不可以收回房屋，但甲不服，可不可以呢再提起一个终止租约、收回房屋的诉讼？另以台风损害的事实为同一理由呢，在一审提起收回房屋的诉讼？答题的重点就是。 你那个台风损害的事实，如果是发生在前案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那个台风过境的事实是发生在前案的确定判决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才有台风过境这个新事实的话。 例外的不受既判力的遮断效所及，所以例外的准你呢，可以呢针对同一个诉讼标的、同一个发生既判力的事项再去另行起诉。这就是第二问哦，非常简单的，可否还是主张同一个诉讼标的终止租约、收回房屋呢？ 完全就看呢，你所主张那个台风过境的事实，到底是发生在前案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前，还是终结后，而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模式。 好，那我们简单的把呢遮断效理论的考法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你有兴趣看详细的文字说明的话，请你再自行参考我们书本的解答。书上文字写比较啰嗦一点，但是基本观念呢，你知道把我们刚刚的黑板上所讲的概念呢稍微的了解一下就 OK 了。 好，那整个判决效力的部分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四百条、四百零一条，再加上法条没有讲的这些衍生理论呢，这个冗长的既判力章节，我到这边就全部告你的段落。好，那整个既判力的概念看完之后呢，那么接着呢，请同学呢往后翻。 来，这个一五六页以下，请你自己看哦。四百零二条，这个跟国际司法比较有关系啦 外国的确定判决呢？我们台湾的法院是否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独立的小专题啊，讲的是呢，你的确定判决如果是在国外做成的话呢，那么国外所做成的确定判决呢，台湾法院要不要受拘束？这里把四百零二条我们相关书上的一个逐条，示意呢自己简单的看一下，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多跟同学介绍了，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呢，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 同样的一百六十四页跟这个呢一百六十七页有两个小专题，什么诈骗取得确定判决的效力，还有呢这个既判例扩张的协议，这都是帮你整理民诉研讨会一些呢纯学理的概念。不过呢，它虽然是法条以外的纯学理概念，因为它比较简单一点。 这是很琐碎、很简单的观念，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所以不浪费时间重复带同学念一遍，请你回家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呢，稍微把这几页简单的学理概念、这些衍生的名词呢，花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好，那整个记判例的单元我们就全部同学介绍到这边，接着你往后翻，要进入到第三篇上诉审程序。 刚刚所讲的是第一篇一审的通常事件程序，那按照整个诉讼流程往下跑，一审程序看完了，那当然要来介绍二三审的上诉程序。所以呢，一审的程序介绍完毕之后。 那么呢，书本紧接着进入到上诉审啊，救济审的规定。如果你对下级的判决不服的话，你当然可以呢向上寻求救济，上诉到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呢，要求换一个法官来审理，看是不是能还你一个公道。这就是呢第三天上诉审程序。那显然你知道这个单元总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总论，第二个部分呢？ 在各位书上的十七之页，下二审程序第三个部分三审程序嘛我国采三级三审制，所以上诉审呢最多可以上诉两次，向高院提起二审上诉，以及向最高法院提起三审上诉，所以呢最多你可以上诉两个省级的好，那先看总论的部分。 总论呢，顾名思义就是不管你上诉二审三审呢共通适用的原理原则，这是第一章总论的部分所要谈的。好，第二页呢，第一个标题，第二个标题，这个请同学自己看。上诉的定义就是对不利的下级法院判决声明不符的意思，这个非常简单的文字定义，同学自己瞄一下就好了。 那上诉的性质当然是诉讼行为，所以当事人要有诉讼能力才能合法提起上诉。第三个标题也是自己看，上诉的主体谈的是谁才有资格提起上诉了？而有资格提起上诉的，除了刑事当事人挂名原告、被告的之外，还有特别代理人、律师、诉讼代理人，还有诉讼参加人。这都是把以前学过的章节的概念，很快的简单的复习一下。 好，那么第四个标题稍微重要一点，必须要有上诉的合法要件。你要符合提起上诉的合法要件，上诉的合法要件有哪些呢？来，第一个必须要有上诉的利益，那么这个要件是最重要的。什么叫上诉利益呢？就是要同学复习下面两个专有名词，你看一下书上第三页，第一个专有名词叫刑事不服说。 第二个专有名词叫实质不服说，就是要同学简单复习这两个名词啦来啊什么叫形式不服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件都采这个见解。形式不服说这个名词的定义，你看一下第三页，指的就是以判决主文的形式外观，从判决书的外观来判断。 如果你是败诉的一方，那你就上诉的利益；胜诉的一方，你就欠缺上诉的利益。哎，这个天经地义。如果你赢了，干嘛还上诉呢？一定只有败诉不利的当事人呢，才享有上诉的利益。所以呢，上诉利益的有呢，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件是以刑事不服说来审查，也就是外观上形式看。 判判决的主文，只要主文中你是败诉无理由的一方的话，那么你就被评价为有上诉的利益，这个叫形式不服说啊。可是会考的是在第四页，有五种例外的情形，上诉的利益踩的叫实质不服说。什么叫实质不服说啊？主文的外观上你是胜诉的。 但实际的内容你是不利的，这种判决的外观你是胜诉的，但实际的内容你是不利的话，我们也例外的允许你可以上诉，这叫例外采实质不服说的情形。那这请你用力的背起来吧，全部呢都是学说创设出来的概念。那五种情形叫做例外采实质不服说，第一个是假执行的判决不服所谓的上诉。 什么叫假执行判决中关于担保金的酌定不服而上诉呢？这里注记在旁边，只会发生在原告债权身上。债权人申请说，请准公担保予以假执行。法官的判决主文写准你假执行，看起来好像是对原告有利。原告请求假执行啊，法官主文真的写准原告假执行，但是往后看，原告就傻眼了。 法官说呢，准原告供新台币两百万的担保金后，可以假执行。被告为什么傻眼呢？被告说，本案诉讼才请求一百万，我的诉讼标的金额才一百万啊！法官怎么叫我超额担保，叫我供两百万的担保金才说我假执行？太离谱了。所以，主文上虽然形式外观判你胜诉，准你假执行，但是呢，假执行担保金定得太离谱的话。 你可以对担保金酌定的金额呢声明上诉，那这时候你有上诉利益采的就是实质不服说，因为形式上其实你是胜诉的，判决书的形式上法院其实是准予假执行，看起来是胜诉的，但实质的内容实际上担保金额过高，我们也解释上认为呢，原告享有上诉的利益，这是第一种例外采实质不服说的情形。 那第二种呢？上礼拜讲过抵消的抗辩，同学注意一下，专指被告而言。抵消抗辩，被告的抵消抗辩经采纳，法院判原告败诉，被告胜诉。看起来被告很拉风啊，被告是胜诉的。但是例外的，被告也享有上诉的利益，理由何在呢？被告会赢是牺牲自己一个独立的抵消债权，勉强换得的惨烈胜诉的结果。 所以，对于判决的内容来讲，实质上对被告是不利的。因为搞不好，被告如果其他攻防方法可以被法院采纳的话，他就可以兵不血刃得到胜诉的裁判，没有必要一定要牺牲自己一个独立的债权，勉强换得胜诉的结果。所以，被告抵消抗辩，重经法院采纳，实质上我们依旧评价为对被告不利。 准被告呢声明上诉，所以抵消抗辩的裁判本质上也是采实质不服说。好，第三个同时履行抗辩，这叫对待给付的判决。同学注意一下，这是原告方面而言。原告如果得到一个对待给付判决的话，原告也享有上诉的利益。这时候上诉利益采的也是实质不服说。哎，什么叫对待给付啊？ 主文里面看起来是原告胜诉，但是附条件，原告自己要履行完对待给付的义务之后，才能强制执行被告财产。所以主文中虽然是判原告胜诉，准许呢执行被告财产，但是原告得先自己履行完对待给付才能执行，实质上对原告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也认为，原告对这种判决享有上诉的利益。 那第四点呢？分割共物之诉，它的本质叫形式的形成诉讼，本身就是非讼事件的一种，非讼法理浓厚，法院可以依职权呢，酌定分割方案。 所以这个分割方案，任何人不服呢，都可以上诉，不会因为主文判你胜诉，准许分割，你就没有上诉力了。因为准许分割是一回事，但是分割方法，如果你不服的话，应该也让双方当事人呢都享有上诉的利益。所以这种形式的形成诉讼呢，对于原告、被告而言都是采实质不服说。实际上，只要你们对分割方法不服的话，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起上诉。 好，最后第五点，这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三九六定履行期间分次履行的判决。那最主要是针对原告而言啊原告的给付之诉，法院虽然判他胜诉，但是他很傻眼，因为法官虽然判被告应返还原告新台币五百万，但是判了一个两年的履行期，被告两年后才需要返还五百万。那对这个胜诉的原告来讲， 楚文忠虽然判他赢，但他实际上不利，因为他这五百万还得等两年之后呢，才能跟被告要求履行了。所以这个履行期间长短、分次履行的记载，实质上对原告是不利的，应该也解为原告享有上述的利益。这是五种的例外采实质不服说的案例，请同学特别的熟记一下。 好，第一个要件呢，上述利益看完之后，第二个要件更简单。 必须在二十天内提起上诉，分别规定在四四零跟四八一。那唯一的一个小考点，刮胡三二十天的上诉期间，他采的是到达主义，不是发信主义。也就是二十天内状只要送到法院，到达法院才算遵守期间，而不是以你寄信寄出去法院的那一天为准了。这就是送达主义和到达主义，而非发信主义。 好，这两个要件看完之后，第五页的三到七这个要件呢，请同学自己看标题，必须要符合法定程式，符合上诉状的记载格式，这是一定的诉讼行为要事性的要求，必须向法院提起，必须缴纳裁判费，必须符合一般的合法要件，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同学简单的把这个标题看一下就好了。 好，那么第一章概论的部分，我们就很快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它的重点只有在上诉合法要件的第一个关于上诉利益的判断，请同学要了解形式不服说跟实质不服说这两个名词的一个差别。好了，那总论看完之后呢，紧接着来看一下各论的部分。第二章二审程序，从这边开始就是单独跟同学介绍。 二审跟三审这两个救济的省级呢，法律上有什么特别的规定？那二三审都很重要，都是国家考试呢后半段章节很常见的一个重要争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请你注意一下，它在国家考试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却是很多法律系同学比较陌生的，因为各位在大学念书呢，如无意外的话。 民事诉讼法在大学的阶段，上下学期上完之后呢，大概顶多交到四百条既判例就算很了不起了。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之下，各位在学校念民事诉讼法这个科目，大概呢课堂上老师都教不完了，所以形成一个吊诡的现象，就是越后面的章节，同学越陌生。明明它都不难，但是因为你之前大学完全没有念过，所以反而显得呢非常的陌生。 因此呢，我特别花时间呢，把这个你比较陌生的单元呢，重点呢，会特别跟同学做一个强调。来，二审程序呢，请同学翻到第第三页。同学可以简单先对照一下第二页呢，这个呢。 说明重点提要的部分，二审章节非常的冗长，它总共分成七个小单元，真的是很讨厌、很琐碎的一个章节。这七个小单元里面呢，最常考的刮胡三附带上诉制度，请你特别打三颗星号。这是民事做法后半段章节命题率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呢，这个呢，第三个单元我会留到呢下个礼拜二呢，完整的时间再跟同学做介绍。今天就会先把比较次要、琐碎的小单元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所以呢，请你先看到第三页来看一下第一节二审程序的构造。这一节呢，一分钟就搞定了哦。它只是呢一个前导的章节，跟同学讲一些呢基本的立法架构。 什么叫二审程序的构造呢？它只要同学记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名词呢在第五页严格的序审制，这是我国九二年修法后二审结构的立法体制，所以你只要看这个名词就好了。 其他前面什么事后审制啊、续审制啊，还有第三页什么复审制，这里全部打叉，不用理它。这都是国外的制度，你只要记我国现行诉讼法的制度。啊，我们现在采的叫严格续审制。什么叫严格续审制呢？来看一下定义。二审能以一审辩论终结前的状态续行一审程序。 也就是当事人在一审所提的任何资料，二审仍有效率。不过呢，当事人可以在二审提出新的攻防方法，只不过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不得自由任意提出。这个就叫严格的续审制。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诉讼法的结构是，二审法院呢针对一审调查过的事政，不必再重复调查。 你先前在一审呢诉讼程序进行中所得到的一切事实证据，二审全部可以呢加以援用，不必呢重新来一遍，重新进行调查程序，这叫续审制。那为什么叫严格续审？严格这两个字怎么来的呢？强调重点是准你在二审提出新的攻防方法，但是从严要受到四四七条限制。 你还是可以在二审提新的攻防方法，但不准任意提出，必须符合四四七条的判书所规定的例外情形。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准你在二审的补提新的攻防方法。这叫做严格续审制。所以这个名词有两个内涵，第一个内涵叫一审的所有攻防诉讼资料。 都有效，二审可以直接援用，不用重新调查，这是第一个内涵。第二个内涵是，当你要在二审提新的攻防方法，也可以，但是要受到严格限制，不准你任意提出。这就是学理上所谓严格续审制呢，你要把它拆解开来，两个法学概念的内涵所在。 好，整个第一节做《请你法》这个名词呢，二审的结构、严格序审制呢，稍微呢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紧接着中场休息前，同学来看一下第二节呢，二审程序的上诉合法要件。来，整个第二节呢，各位同学将来在进考场前呢，请你用最快的时间，三分钟就把它搞定。 因为这个单元看起来好像很冗长，你看我们书上从第七页写到二十二页，大概有十五页的篇幅，看起来很了不起。但是拜托你哦，将来请你千万不要一页页的看，没有必要，因为会达到十五页的篇幅，就是因为它帮你做逐条示意但是逐条示意你可以不用管它了，怎么说呢？ 整个第二节就是跟你谈我们上册都讲过的先程序后实体的观念。二审法院要做胜败诉的审理之前，当然得先要审查本案是否具备程序合法要件。那么二审程序呢？你要合法上诉，有一些上诉的合法要件要遵守。这刚刚呢第一章上诉审总论提到过了，哪些上诉合法要件呢？ 第一个要上诉利益，第二个要缴裁判费，第三个要符合上诉的二十天期间，第四个要以书状为之。反正你就是要把所有上诉合法要件检验一遍，通通都过关的案子才会上诉合法，高院才能开庭审理。如果少了任何一个程序合法要件，都要命当事人补正。 不能补正的话，上诉不合法，程序不合法，直接驳回上诉。这是整个第二节呢所要谈的，所以它的标题叫做二审程序的上诉合法要件。既然如此的话，同学，我们课堂上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带你一个一个看哦，有哪些上诉合法要件。 像你看第七页，第一个要提起上诉状，第二个要对一审判决为之，第三个要有上诉利益，第四个不能超过二十天期间。哎，拜托我这个呢，个别上诉合法要件，你有兴趣回家再慢慢看，全部都是非常简单的法条逐条示意所以你有兴趣回家再看，课堂上不跟你的一一的念过。这个单元呢，你进考场唯一会考你的点呢，请往后翻。 来，请你看一下呢，书上的二十页下这个专题，特别打个星号。国家考试呢，几乎不会考你的很机械的哪些叫上述合法要件，这个出题频率不高了，因为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上述要缴裁判费，上述的状子怎么写，这里法条自己对照一下就好哦，不需要带你逐条示意念一遍。那会考的是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 想也知道哦，一定是考你呢有没有念过一些理论衍生解释了。那什么叫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呢？最典型的，就是你在书上二十页以下所看到的七十七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是最典型的第二节唯一会考你的。那这个考点何在呢？就是在考同学二十页这个说明栏里面文字的一个记载。 那你会发现二十页呢有一个学界的多数说，还有最高法院六十二年第一次决议，请把六十二年第一次决议圈起来，用力的把它背熟。这个单元将来你进考场唯一的考点就是考你学说跟实物见解的不同，你要去背一个非常畸形但是非常爱考你的决议，叫做六十二年第一次决议。 这个决议被学者骂翻天，但是骂归骂，没有改之前呢，有效的最高法院见解，就是因为它非常特殊，所以国家考试司法官呢喜欢考同学啊。好，那一样，请你回到黑板上，首先先了解问题的起源。 直接用七七年司法官这个案例呢，在黑板上跟同学做说明呢，扼要的把这个单元的重点跟同学做一个介绍。来，整个第二节呢，唯一的考点在哪里呢？先程序后实体这个游戏规则之下，请你脑袋转一下，这个原则到了二审呢，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它有个特色叫二审的程序合法要件变多了。 什么叫程序合法要件变多了呢？案子到了二审，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类型就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叫起诉的合法要件，第二个叫上诉的合法要件。同学一听呢，大概就了解问题在哪里了。所谓先程序后实体原则，如果在一审程序比较简单，因为一审程序。 地方法院的阶段，我们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单纯去审酌起诉的合法要件是否具备，就是二四九条的七款拿来看一看啊。可是你案子到了高院，上诉到高院之后呢，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除了原先一审的起诉合法要件要具备之外， 也包括提起上诉时呢，上诉的合法要件也必须要具备，所以问题就从此展开。因为你上诉到高院，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变成有两个类型，一个是起诉的程序合法要件，另外一个则是上诉的程序合法要件，两个东西都叫程序合法要件，两个东西都要遵守。 两种类型的程序合法要件通通具备之后，这个案子到高院才算程序完全合法，才能进入实体胜败的审酌。好，既然如此的话，这里要谈什么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生程序不合法的竞合。什么叫程序不合法的竞合呢？同学看这个例就很清楚的知道。 有一个案件，甲告乙，A 这个事件其实起诉是不合法的。甲起诉的时候没有缴裁判费，结果遇到一个很糊涂的法官了。没有缴裁判费，理论上应该是程序不合法驳回，但地方法院不但未予驳回，反而误为实体判决，误为实体胜败的一个判决。好，那么判下去之后呢，当事人都没有发现。 乙就傻傻的上诉到高院，因为乙觉得自己败诉了，他就要针对败诉判决上诉，但他老兄呢，上诉又没有缴钱，未缴上诉裁判费，那这个题目就是典型的，这一个案件呢，高院依职权审酌就发现，同时欠缺起诉跟上诉的合法要件。 两种类型的程序合法要件都欠缺，起诉跟上诉均未缴费。好，命你们补缴，你们都不补缴。我们考题一定是架构在命你补证，你都不补证。哎，因为命你补证，如果你补证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所以一定是设计成叫你们两个补费补缴，你们两个都不甩法院，没有人去补证，这个程序不合法。那未补证不能补证的前提下。 这个案件中典型的，同时欠缺起诉合法要件跟上诉合法要件，两个都欠缺的时候，考你什么呢？法院应如何处理本案诉讼？为什么这样考你啊？他就是在问你，上诉合法的欠缺跟起诉合法的欠缺，判断上有没有优先的顺位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认为说， 同时欠缺这两种程序合法要件，你要优先考量上诉合法要件的话，那法院的做法就是上诉不合法，驳回上诉。如果你认为上诉合法要件跟起诉合法要件同时欠缺，要优先考量上诉合法要件的话，那法律效果就是上诉不合法，驳回上诉。 结果就会变成本案在一审判决确定。所以，如果你认为先审酌上诉合法要件所得到的效果就是一审的判决会败诉确定，因为你必须做上诉不合法，驳回上诉这样的裁判。相反的，第二派的见解说不对，两个合法要件同时欠缺的时候，优先审酌起诉合法要件。 如果你采这个见解的话，法律的效果就是二审要废弃原判决，因为你原本一审这个判决变成无效判决嘛，因为一审违反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针对一个程序不合法的起诉呢，你居然误为本案判决是一个无效判决，所以二审要废弃原判决，改一什么呢？起诉不合法。 驳回原告甲的起诉，所以各位就发现考点在这边，因为这两种程序合法要件，你优先适用哪一个法律的效果，会得出截然不同的一个内容出来。优先审酌上诉法要件，法律效果变成上诉驳法驳回上诉，一审败诉确定。 但如果你采第二说，认为优先斟酌起诉合法要件，要先以起诉不合法，废弃原判决改一呢？程序不合法，驳回原告甲的起诉，那原告甲呢就不会在一审胜诉确定了。所以到底是先适用哪一个标准来处理整个案子的结论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各位书上二十页这个专题最重要的考点。 好那这个考点呢，现在你进考场轻松多了，因为以前真的假，所以说吵翻天。现在终于有通说，所以减轻同学负担，直接看通说的见解。来，你看一下通说见解的二十页怎么讲的？说明栏的第一点，特别用荧光笔画起来。各位现在只要记这个结论。实务跟学界呢，多数的见解认为，先审查上述合法要件。 再审查起诉合法要件，所以套用到黑板上这个题目答案出来的同时欠缺法律效果叫上诉不合法，驳回上诉。所以呢，结论是黄色粉笔的部分。本案在一审就判决确定。那如果你要写仔细一点的话，上诉不合法，驳回上诉。本案在一审呢，甲呢就胜诉确定。不过呢，这个一审的确定判决。 毕竟呢，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所以将来被告某乙呢，还是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呢，要求废弃。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里呢，同学就要串联你前面民诉念过的基本观念。 小题大做一下，看题目占的分数需不需要你写这么详细？如果你要更详细的当做写报告的话，上诉不合法，驳回上诉。本案虽然在一审的判决确定，甲胜诉确定，但是这个确定判决叫无效判决，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我们上册讲过，违反先程序后实体的无效判决呢，将来就算确定了，是字一三五号说。 仁德分别依照再审加以废弃，那是另一个问题了。驳回上诉判决确定后，乙呢可以针对甲的这个胜诉判决呢，另提再审之诉加以废弃，这是整个法律逻辑上面呢现行通说见解呢一致的一个立场所在。好，我们就借这个案例简单把这个考点跟同学复习到这边。可是呢，有一个例外的情形，问题还没有结束，你看一下二十页。 最高法院六十二年第一次决议呢，怪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决议各位要稍微背一下，它只在处理一种情形。这是七七年司法官考同学的哪一种情形呢？例外在处理这个情况，来，你看一下黑板上。 有一个一审的判决一样，甲告乙呢 A 这个事件。好，一审是判甲败诉，但同样的你左右两个案例呢对照一下，一审下判甲败诉，但是甲呢起诉没有缴费，所以题目的设计呢跟左手边一样，都是一审这个判决呢。 违反先程序后实体，他有欠缺起诉的合法要件，起诉没有缴费。好，啊甲呢一审是败诉，他不服上诉到高院。 哎，这次他老兄学乖了，上诉到高院，他的上诉倒是合法哦，乖乖的要缴裁判费，要干嘛，他都乖乖的听话，所以上诉是合法的。上诉居然合法，请问同学，假设你没有背过决议，正常的法律人呢，你会怎么讲呢？高等法院审查这个案件，他会发现哦，起诉欠缺合法要件。 很显然嘛，被我抓到小辫子，你一审起诉没有缴裁判费，所以这个案例跟左边呢最大不同是，它没有同时欠缺两个程序的要件，没有，它只有欠缺一个类型，就是起诉的程序合法要件，但上诉的合法要件通通具备，所以本来这个问题很单纯，应该是什么呢？上级法院。 应该命甲呢补正起诉合法要件，白色粉笔的部分就是我们把呢各位书上二十页中间这个文字学界的见解跟最高法院见解不同地方呢写在黑板上，所以同学听懂就好了。文字其实二十页都有啦。 正常法律人，你一定采学界通说。学界通说逻辑就是，这个题目好简单哦，反正上诉合法要件具备，只有起诉合法要件欠缺嘛，所以我就命假补正起诉合法要件，叫你补缴一审裁判费，你有补缴就好了。啊，如果未补缴，没有补正。 没有补证的话，依照一般法学逻辑，一审就是无效判决，二审要废弃一审判决，改一呢？原告甲的起诉不合法为由，驳回甲的起诉。 各位黑板上白色粉笔的部分是假设你是正常法律人的话，不用念什么教科书，你自己脑袋逻辑推出来是这个结论。那各位如果写白色粉笔这个结论的话，恭喜你呢代表你叫观念清楚，脑袋的思路很正常。这个正是我们二十页所谓学界通说的借鉴本来法律逻辑就是这样，你上诉都合法，只有欠缺起诉合法要件，当然就是命你补正起诉合法要件。 不补正，直接就呢程序不合法，废弃一审判决呢，直接以甲的起诉不合法为理由，驳回甲的起诉，这是学说上一致的见解。这个见解叫法理上绝对正确。可是你看一下最高法院的决议，这出了一个很怪的决议。二十页六十二年第一次决议认为说什么呢？此种情形之下。 法院呢，应以四四九第二项上诉无理，上诉呢无理由呢，驳回原告的上诉，使原告败诉，确定。好，所以没头没脑的有一个结论。 橘色粉笔的部分是针对这种案例呢，最高法院六十二年第一次决议非常特殊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呢，同学你连书都不用看，如果要你写文章骂的话呢，你很好骂哦，不需要念到法学博士，你只要从一般基本观念就知道为什么学界针对这个最高法院决议大家的打法呢？ 因为这个理论呢破绽实在太明显，一戳就破。破绽在哪里呢？上诉无理由，驳回上诉，这已经是实体有无理由的审理了。你已经是实质上去审酌他的上诉有无理由，到底是胜诉还是败诉了。实质审理后认为无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甲才会再审败诉确定。那这个理论最大问题是？ 你根本从头到尾违反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你要做上诉有无理由的判断，这叫实体胜败的判断。你要做这个实体胜败的判断之前，一定要符合一切的程序合法要件。这是我们念了半天的先程序后实体。你怎么可以在程序合法要件欠缺的前提下，直接就进入到实质胜败上诉有无的审理呢？ 所以最高法院这个决议呢，各位去翻教科书，每一个人都骂，骂的理由都一样，因为这个真的很好骂了，缺点呢显而易见，根本就是违反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逻辑。好，那么最后收尾的阶段，同学要问，这么简单的逻辑，那为什么最高法院还是要背于学界的通说，硬是要说这种的案例？ 例外的呢，解为上诉无理由，驳回上诉。我就是要让甲败诉确定，非常简单。因为最高法院的老毛病呢又来了，实务很多的见解都是为了个案公平正义的考量，不惜牺牲法律理论。这个在实体法、程序法领域都有，也是早，也是呢被学者诟病已久的一个观念啊很多你觉得怪的判例跟决议。 你把整个背景呢上网抓出来，就发现他们通常都是为了个案正义不惜牺牲法律理论。像六十二年这个决议最典型，我们花个两三分钟讲完，同学就清楚为什么这个决议要这样做了。来，最高法院说，我也知道我这个决议有问题了，违反先程序后实体，但是有问题我还是咬着牙非这样做不可，就是为了要惩罚某甲。 避免某甲脱法行为，避免所谓个案不公平的现象产生。怎么说呢？来，各位黑板上这种案例实物很常见。德国跟日本的诉讼法找不到，所以很多学者都戏称说哦，台湾人真聪明哦。我们呢老百姓钻法律漏洞的功夫呢，远胜于德国人跟日本人了。为什么呢？各位啊，你会觉得很奇怪，某甲。 他老兄是脑袋有洞吗？为什么上诉缴裁判费，故意呢不缴起诉的裁判费，故意不去补证起诉合法要件，这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各位念法律，你跟老百姓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这一定是法律念得很熟的才想出来的花样。甲根本就是故意不补证起诉合法要件，为什么他故意不补证呢？理由很简单，各位啊。 这一个决议要处理的情形，你要怎么背呢？他专门在处理一审原告败诉，然后呢败诉的原告故意不补正起诉合法要件，所以把这个决议的重点注记在旁边。这种案例呢，什么案例会用到这个决议啊？来，刚刚那个口诀再念一遍，这个决议处理的案例就是。 原告在一审败诉，然后败诉的原告故意不补证程序合法要件，那你会问，甲为什么故意不补证程序合法要件？理由很简单，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形，就是甲自己评估这个案件胜算不大，上诉到高院几乎也没什么胜算，没什么胜算的情况下，本来啦。 结合你前面念过的，本来呢，如果你是这个某甲一审败诉的某甲，我问你一件事：你要怎么样可以免受败诉判决的拘束呢？最好方法是撤回起诉。你本案终局判决、本案确定判决之前都能撤回起诉。所以，甲如果不希望受到败诉判决的拘束的话，他本来有个正规的管道可以用。 就是撤回起诉，撤回起诉，原一审判决就当然失效，他就不用受败诉判决的拘束。可是撤回起诉，对他有一个后遗症，什么后遗症？二六三条说，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者，原告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所以甲确实可以选择撤回起诉，免除掉这个一审败诉判决的一个拘束。 可是撤回后，将来他永世不得翻身，没有办法针对同一个 A 事件再另行起诉，这是上册二六三条诉之撤回效力二六三第二项所提的。所以呢，聪明的甲怎么想呢？今天如果你要做脱法行为，有一招很好用。站在甲的立场，他打的算盘就是：我一方面希望不受败诉判决的拘束。 二方面，我又想保留将来另行起诉的机会，我要一箭双雕了。这两个目的我都要达到，我只好呢兵行险着哦，用脱法行为故意不补正起诉合法要件。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依照你们学者的见解，我故意不补正起诉不合法，所以二审要废七审判决。太好了，这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一审我就是输，我就是不享受败诉判决的拘束，所以刚好呢借高院的手呢借刀杀人，废弃掉我一审败诉的判决之后，还改一程序不合法驳回，我真的第二个也赚到了，赚到什么呢？起诉不合法驳回视为未起诉，我将来随时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我也不用受到二六三条第二项的限制。 所以这是有人教的高人指点，某甲这个败诉的原告才会故意借由不补证起诉合法要件，一举两得，得到他所要的结果。 那最高法院就是说呢，你这么聪明，我就痛恨这种人了。如果我采学界的见解，不是便宜了你吗？所以我宁愿被学者骂，我硬着头皮，我也不要让这种坏人得逞哦。所以我为了个案的公平正义，我宁愿背离法律的理论，我就是硬说你这个假故意不补正程序法要件，我就是直接说你上诉理由驳回上诉，让你偷鸡不着十八米，直接在一审败诉确定。 这就是呢，这个六十二年决议做成的背景。完整的就黑板上这个案例，同学就可以了解说呢，这个通说跟实务呢到底理论差别何在，以及为什么最高法院会做成这样的一个相关背景。 好，那这是第二节呢唯一的考点呢，请同学牢记这个例外的案例。那除了这个例外的案例之外，其他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件，全部回归到左手边的原则，都是先处理上述合法要件。所以呢，把这个相关的法学概念呢，借这个机会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么第二节呢到此呢告一个段落，我们先休息之后，剩下的部分呢，下半堂的时间再接着来看。